第一卷回顾第一章，在我父母的家中，今天看来，命运将不老脑因河畔小城指定为我的出生地，对我而言实属幸运，因为这座小城正坐落在那两个国家的边界线上，而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看来。 这两个国家的重新统一是一项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奉献生命去完成的使命，并且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必要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德属奥地利必须回归伟大的德意志祖国，而且这绝不是出于任何经济方面的考虑。不，不，即便这种统一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甚至从经济角度看是不利的，统一也必须实现。拥有同一血统的。 德国人民应当生活在同一个帝国之中。德意志民族在将他所有子女汇聚于一个国家之前，没有权利拓展海外殖民地。只有当帝国的疆域已经涵盖所有德意志人，却仍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时，民族出于生存需要而向外拓展领土，才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到那时，离异为剑，战争的血泪将为后世赢得生存的粮食。因此。 这座边陲小城，在我看来，象征着一项伟大的使命。在另一层意义上，这个小镇也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一个多世纪以前，这片荒乡僻壤之地曾发生一场不幸的悲剧，震动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并将永远被铭记，至少会铭刻在德意志历史的篇章中。在祖国最深重的屈辱时期，一位书商约翰内斯·帕尔姆。 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法国的敌人，因为不幸的深爱着德国而再次被处死。他顽固的拒绝透露同伙的姓名，或者更确切的说，拒绝揭发那些对此事负主要责任的人。这与后来利奥施拉格特的遭遇如出一辙。前者与后者一样，都是被政府的密探向法国人告发。而在此次事件中，收获卑劣声明的是来自奥格斯堡的一位警察局长。 他开创了一个先例，而这个先例后来被塞弗林先生执政的帝国中的新德意志官员所效仿。注一为理解此处及我的奋斗后文中的类似提法，需注意如下背景：一七九二年至一八一四年间，法国革命军席卷德国。一八零零年，巴伐利亚在霍恩林登战役中与奥地利一同战败，法国军队占领慕尼黑。一八零五年。 巴伐利亚选帝侯，神圣罗马帝国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一群诸侯，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及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法定权利。被拿破仑封为巴伐利亚国王。这位选帝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 （Maximilian I Joseph） 承诺在拿破仑的所有战争中向法国提供三万人的兵力支持。于是，巴伐利亚成为法国的完全附庸国。 这一时期被称为德国最深重的屈辱时期。希特勒在书中屡次提及此一称谓。一八零六年，一本题为《德国最深重的耻辱》的小册子在德国南部出版。协助传播此册子的有纽伦堡书商约翰内斯·菲利普·帕尔姆。他被一名巴伐利亚警察密探向法国人告发。在审判中，他拒绝透露作者姓名。根据拿破仑的命令。 他于1806年8月26日在因河畔布劳瑙被枪决。后来，在行刑地点为他建立的纪念碑，是希特勒童年时期最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公共纪念物之一。施拉格特的案件在许多方面都与约翰内斯·帕尔姆的遭遇相似。施拉格特是一名德国神学学生，1914年自愿参军，他成为一名炮兵军官，并获得两级铁十字勋章。 一九二三年，法国占领鲁尔时，施拉格特协助组织了德国人针对入侵的法国人的消极抵运动。他与同伴炸毁了一座铁路桥，以阻碍德国煤炭被运往法国。参与此事的人被一名德国告密者向法国人出卖。施拉格特独自一人揽下了所有罪责，被判处死刑。他的同伴则被法国法庭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和苦役。 施拉格特拒绝透露下令炸毁铁路桥的领导人的身份，也拒绝在法国法庭上祈求宽恕。1923年5月26日，他被法国行刑队枪决。当时，塞弗林担任德国帝国内政部长。据说有人曾为施拉格特向他求情，而他拒绝干预。施拉格特后来成为德国反抗法国占领鲁尔的主要烈士，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英雄之一。 他在该运动早期便已加入，其纳粹党员证编号为六十一。在这座因河畔的小镇里，在德国烈士的记忆光环笼罩之下，这座血统属巴伐利亚却受奥地利国家统治的小城里，我的父母在上个世纪末定居下来。我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极为尽责的履行职务；母亲操持家务，满怀慈爱的照料孩子。那一时期我记忆不多，因为几年之后。 父亲便不得不离开这座我深深喜爱的边境小城，前往因河谷更下游的帕绍任职。帕绍位于德国境内，在那个时代，奥地利公务员通常要定期调任。不久之后，父亲又从帕绍调往林茨，并在那里退休，领取养老金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老人能够就此安闲度日。父亲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户之家，少年时便心生不安，离家出走。 年仅十三岁时，他背起行囊，离开了故乡那片林间教区。尽管村民们以经验之谈劝阻，他仍前往维也纳学习手艺。那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带着仅有的三枚古尔登 （Golden，德意志南部通行货币），决定离开故乡。面对未知，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当这个十三岁的少年长到十七岁，通过了学徒考试，成为一名手工业者时， 他并不满足，恰恰恰相反，当时持续的经济萧条与贫困艰难，更加坚定了他放弃手工业者工作，追求更高目标的决心。孩提时代，他曾认为故乡教区神父的地位是人类成就的最高境界，但在大城市开阔了眼界之后，他把追求国家官员的尊贵地位视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个十七岁的青年。 在困苦与艰难中早熟，带着顽强的毅力开始新的计划，并坚持到底，终于如愿以偿。他成为了一名公务员。我想，他大约二十三岁时达成了这个目标。这样，他兑现了少年时的诺言，在成为有出息的人之前，不再回到故乡。他达到了目的。然而，村里已无人记得他童年的模样，故乡本身也变得陌生。 当他五十六岁时，终于结束公职生涯，但他一天也无法忍受无所事事。在上奥地利兰巴赫小集镇郊外，他购置了一处农场，亲自耕作。于是，在漫长而勤勉的一生之后，他又回到了父亲曾经过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孕育了自己的理想。我常在放学回家的长路上奔跑，在野外嬉戏，与一群最顽劣的男孩厮混。 这让母亲时常忧心忡忡。这一切使我与一个乐于待在室内安静的孩子截然不同。关于未来职业，我几乎没有认真思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对父亲所走的道路并无多少认同感。我想，在与同伴们那些多少有些激烈的争论中，我天生的演说才能开始显现。 我成了我们那个少年团伙的头，在学校里学习轻松而成绩不错，却很难被管束。闲暇时，我在兰巴赫修道院教堂的唱诗班练习歌唱，因此屡屡为庄严华丽的宗教仪式激动不已。在我心中，院长一度成了我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理想，正如父亲少年时曾把故乡的乡村神父视为最高追求目标一样。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想的。 然而，我与父亲之间由于少年叛逆而发生的争执，并未使他把儿子的口才视为适合投身神职工作的良好征兆，因此他自然无法理解我当时那些孩子气的念头。我这种矛盾的性格使他颇为忧虑。事实上，这种对神职工作短暂的向往，很快让位于更符合我气质的希望。翻阅父亲的书籍时，我偶然发现几本军事题材的出版物。 其中一本是关于一八七零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的通俗历史，分为两卷，是当年的图文期刊。这些期刊立刻成为了我最喜爱的读物。不久，那场伟大而英勇的战争在我心中占据了首位。从那时起，我对一切与战争或军事相关的事物愈发热衷。但这场普法战争对我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第一次，虽然还相当模糊。 一个问题在我心中浮现：参加那场战争的德国人与其他德国人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如果存在，那是什么？为什么奥地利没有参加？为什么我的父亲和其他人没有参与那场斗争？我们难道不是与其他德国人一样吗？我们难道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吗？正是在那时，这个问题第一次搅动了我幼小的心灵。 从我小心翼翼提出的问题所得到的答案中，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虽然心中暗含妒意，那就是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有幸属于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这一点令我难以理解。父亲后来决定让我继续求学，他综合分析我的性格与气质，认为文科中的古典课程不太适合我的天分。他觉得非古典中等学校 Rio Shirley 住二十科中学更适合我。 我在绘画方面明显的天分强化了他的看法。在他看来，奥地利文科中学对绘画的重视远远不够。也许根据他自己曾走过的艰辛道路，使他把古典教育视为不切实际的课程，因此评价不高。在他心中早已有了打算，儿子也应成为国家公务员。他为我规划了这条成为公务员的道路。他在自己奋斗过程中经历的艰难，使他高估了自身的成就。 而这成就确实完全出自他不懈的勤勉与毅力，一个白手起家者特有的自豪感，使他希望儿子也追随同样的职业，若可能，在这个职业中达到更高的职位。更何况，他一生辛勤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儿子在这条道路上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注二：Real s l y 非古典中等学校，石科中学，偏向现代科学。 技术、数学和现代语言，如法语、英语。l y c e u m 与 Gymnasium 为古典或半古典中等学校，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语言、希腊语、拉丁语、文学、历史、哲学及艺术的研究，他根本无法想象我竟会拒绝那种在他一生中几乎意味着一切的事业。父亲的决定简单、明确、毫不含糊，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像他这样的人，凭借自身艰苦奋斗而在家庭中形成了近乎专断的权威，绝不会想到让那些毫无经验、缺乏责任感的年轻人自行选择职业，尤其是在关乎自己儿子前途的问题上，如果任其自作主张，在他看来，那将是他对父权与责任的严重失职，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完全违背了他一贯恪守的责任感。然而，事情终究不可能如此。 在我一生中第一次，那时我十一岁，被迫公开反抗父亲。无论父亲多么坚决的要执行他的计划和意见，他的儿子在拒绝那些自己并不认同的想法时，同样顽固。我绝不会成为一名公务员。无论多少次劝说，无论多少严肃的警告，都无法动摇我的决心。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成为国家官员。 父亲试图通过描绘他自己的仕途来激发我对那种职业的兴趣，但结果恰恰相反。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束缚在办公座位上，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被迫终其一生填写表格，我便感到作呕。可以想象，这样的前景会在一个绝非通常意义上乖孩子的少年心中激起怎样的念头？学校布置的功课荒唐的轻松，使我能把更多时间花在户外。 而不是待在家里。如今，当我的政治对手细致入微地翻查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企图最终证明这个希特勒在年轻时曾干过多少不光彩的勾当时，我反倒感谢上天，使我能够回望那段快乐的岁月，并从中获得慰藉。田野与森林便是当年一切争论展开的战场。即便进入石科中学，也未能改变我安排时间的方式。 但此时，我又面临另一场斗争。只要父亲要我当公务员的想法还只是个打算，并未与我自己的计划正面冲突，这场争执还算好应付。我可以在表达个人看法时保持克制，从而避免无休止的争执。那时，只要坚持自己绝不成为政府官员的决心，就足以使我内心安定。我只需坚持这一信念即可。然而， 当我有了一个可以向父亲提出的积极方案时，局势便变得复杂起来。那时我才刚十二岁，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如今已难以说清。但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要成为一名画家，一名艺术家。我在绘画方面却有天赋，这是公认的事实。这甚至是父亲把我送进石科中学的原因之一，但他从未想过要将这种才能发展为职业。恰恰相反。 当我再次拒绝采纳他的计划后，父亲第一次问我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我早已下定的决心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父亲一时愣住了，画家，艺术画家，他惊呼，他怀疑我是否神志清醒，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错或误解了我的意思。但当我向他解释自己的想法，并且他看出我是认真的时候，他以一贯的坚决态度加以反对。 他的决定极为简单，丝毫不受我所谓天赋的影响。艺术家，只要我活着，绝不可能。既然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固执，又添加了自己的性格，我的回答同样坚定，只是立场完全相反。于是我们的斗争陷入僵局。父亲不肯收回他的绝不，而我则愈发坚持自己的偏要。很自然的，这种局面并不愉快。父亲恼怒异常，而我虽然真心爱他。 也同样心怀不满。父亲严禁我再抱有以绘画为职业的希望，我则更进一步宣称，若不能如此，便什么都不学。这样的表态使局势更加紧张。父亲终于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行使他的父权。这迫使我采取一种表面谨慎、沉默的态度，但我暗中却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我想，只要父亲看到我在石科中学毫无进展， 无论好坏，他终究会被迫允许我走那条我梦寐以求的道路。至于我的是否是否有效，我并不清楚。但我在学校成绩的退步确实十分明显。我只学习那些吸引我的科目，尤其是那些我认为将来对我成为画家有帮助的课程。凡是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或不合兴趣的科目，我则敷衍了事。我那时的成绩单总是呈现极端。 某些科目很好或优秀，另一些则是中等甚至低于平均。我最出色的科目是地理，尤其是历史，这两门课是我的最爱，分数我常居全班首位。多年以后回顾这段经历，我发现有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清晰地浮现出来：第一，我成为一名民族主义者；第二，我学会了理解并把握历史的真正意义。就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至少在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公民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在这样的国家里，个人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在普法战争胜利大军凯旋之后，帝国内部的德国人逐渐与边界之外的德国人疏远。一方面，因为德国境内德国人不屑于正确评价那些边界外同胞；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根本无力这样做。帝国境内的德国人并未意识到。 倘若奥地利的德国人并非最优秀的民族血统，他们绝不可能在一个拥有五千二百万人口的帝国之中如此鲜明的打上自身性格的烙印，以至于在德国本土竟产生了一种观念，尽管完全错误，认为奥地利本身就是一个德国国家。这种错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然而，这同时也是对东部边疆注三那一千万德国人优良品格的雄辩证明。 帝国境内真正了解那些东部德国人每日为维护德语、德意志学校和德意志民族性而进行艰苦斗争的人寥寥无几。直到今日，当残酷的命运将我们数百万同胞从帝国分裂出去，迫使他们在异族统治下生活，心中怀念着那共同的祖国，朝思暮想，至少要为使用母语这一神圣权利而斗争时，直到如今，更广大的德国民众才开始明白。 为捍卫民族传统而战意味着什么？或许此刻才有人能够估量那种曾经激励着古老东部边疆的德意志人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那些东部边疆的德国人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在数百年间为帝国抵御东方势力的入侵。随后，他们又通过类似消耗战的游击斗争，以零散而持久的方式捍卫德语的使用和传统，守护了德语的疆域。 那时，德意志帝国热衷于经营海外殖民地，却对自己门前的骨肉同胞漠不关心。注三，参见译者序言。在就奥地利围绕语言展开的斗争中，也如同一切斗争那样，自始至终存在三种人：战斗者、摇摆者和叛徒。这种分化甚至在学校里便已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语言之争或许在学校周围表现得最为激烈。 因为学校是培育未来一代的苗圃，斗争的战术目标在于争取儿童，因此第一声号召便是向儿童发出的：“德意志青年，不要忘记你是德国人，记住，小女孩，你将来要成为一位德国母亲。”凡是了解少年心理的人都明白，青年人总会热情响应这样的号召。年轻人以各种形式投身斗争，以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武器作战。 他们拒绝演唱非德语歌曲。越是有人企图动摇他们对德意志的忠诚，他们就越是要表达对德国民族英雄的敬仰。他们省下平日的零花钱，把钱投入大人们为民族抗争而筹措的经费中。他们对非德语教师言辞中的含沙射影异常警觉，并异口同声反驳。他们佩戴被禁止的德意志民族标志，因此受到处罚。 甚至为遭受体罚而感到自豪。这些少年微小的抗争为成年人树立了忠诚的榜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在相当年幼时便参与了就奥地利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当为南部边疆德意志联盟和学校联盟举行集会时，我们佩戴矢车菊和黑红金三色以示忠诚。我们以万岁互致问候，并不顾警告与处罚。 拒唱奥地利国歌，而唱我们自己的。德意志高于一切。因此，在所谓民族国家的公民大多对自身民族身份所知有限的时代，青年却已经接受了政治教育。当然，我并不属于摇摆者。不久之后，我便成为一名热情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这一称谓与今日政党意义上的用法不同。我的思想迅速倾向于民族主义。十五岁时。 我已懂得忠于君王的爱国主义与以民族观念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而我的立场完全在后者一边。对于那些从未研究过哈布斯堡君主国、奥地利帝国国内状况的人来说，他们或许难以理解这种以民族观念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奥地利学校的历史教学中，几乎只教授世界史，而专门的奥地利史所占篇幅极少。 这个国家的命运与整个德国的存在与发展紧密相连，因此把历史分为德国史与奥地利史，实际上几乎难以想象。事实上，也只有当德意志民族被分割为两个国家之后，德国史与奥地利史的分离才真正开始。那些仍保存在维也纳的帝国徽式、柱四，与其说是永久统一的现实象征，不如说更像带着神秘色彩的历史遗物。柱四。 当弗朗茨二世在拿破仑波拿巴的压力下放弃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时，帝国的王冠与权杖等皇权徽记仍留在了维也纳。1871年，在威廉一世领导下重新建立德意志帝国后，曾有人要求将这些徽记迁往柏林，但未被采纳。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之后。 希特勒将其运至德国，并在1938年9月纽伦堡纳粹党代会上展出。1918年，当哈布斯堡国家、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时，奥地利的德国人几乎本能地呼喊要与德意志祖国统一，那是整个民族心中一致的渴望，回归祖辈未曾忘却的家园。然而，这种普遍而又强烈的渴望。 唯有从每个奥地利德国人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才能得到解释，那是一股永不干涸的源泉。尤其在迷惘与遗忘之际，那虽不高亢但却深沉的声音提醒人们勿忘过去，敦促他们不必计较眼前一时的利益，而将目光投向新的未来。中等学校所谓的世界历史教学仍然非常不令人满意，很少有教师意识到，历史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记住一些日期和事实。 学生对某场战役的确切日期或某位元帅的生日并不感兴趣，对自己祖先的王冠何时加冕更是不关心，至少兴趣极其有限。这些显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事情。学习历史意味着去寻找和发现那些导致眼前历史事件结果的因素。阅读与学习的艺术在于记住本质，而忘却非本质的东西。可以说，我的一生几乎都受到这种历史观的影响。 因为我曾有一位历史教授，他对如何在教学和考试中贯彻这种历史观有着极少有人能够达到的理解。这位教师是林茨中学的莱奥波德·波德士博士，他拥有一个理想的历史老师所需具备的所有品质：一位举止果断、心地仁慈的长者，口才出众，能够以自己的热情感染我们。即便到今天，我仍无法保持平静的回忆起这位令人敬仰的人物。 他充满热情的历史讲解，常常让我们完全忘记现实，仿佛被魔法带回了过去。他穿透了数千年的迷雾，把死去的历史记忆转化为生动的现实。聆听他讲课时，我们满怀激情，有时甚至感动的流泪。更幸运的是，这位教授不仅能用现实事例说明过去，而且还能从过去为现实提供教训。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当时困扰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 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感受到的民族热情，被他巧妙的用作教育我们的工具，经常激发起我们的民族荣誉感。因此，他比用其他任何手段更容易维持课堂秩序，并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正因为我有这样一位教授，历史成为了我最喜欢的学科。顺理成章的，但并非教授有意，我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少年叛逆者。但是。 谁在这样的教师指导下学习德意志历史？我们又怎能不成为那个国家奥匈帝国的敌人呢？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对德意志民族的命运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又怎能仍然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呢？他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都证明，这个王朝随时准备为了蝇头小利出卖德意志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些少年难道没有充分意识到？ 哈布斯堡王朝对我们德意志人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爱吗？历史教给我们的哈布斯堡政策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互印证。在北方和南方，外来民族的毒害正在侵蚀我们人民的体魄，连维也纳也逐渐非德意志化。皇室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都会偏袒捷克人。事实上，正是永恒正义与无情复仇女神之手。 使得奥地利、德意志最凶恶的敌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死于他自己参与制造的子弹之下。他是自上而下推动奥地利成为斯拉夫国家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德意志人民肩上的负担巨大，他们必须付出的金钱与鲜血难以计数。然而，任何不至于完全失明人都应当看出，德意志人民的付出都是徒劳的。最令我们痛苦的是。 整个体系在道义上似乎受到同盟德国的保护，因此奥匈帝国内德意志精神属性的缓慢消亡，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德国的默许。哈布斯堡王朝表面上让人民相信奥地利仍是德意志国家的虚伪，加深了奥匈帝国境内德国人对哈布斯堡皇室的仇恨，同时也激发人们对王室的反抗与蔑视精神。而在德意志帝国内，当时的统治者对这一切却毫无察觉。 仿佛被雷电击瞎，他们站在一具尸体旁，却在腐尸中误以为看到了复苏的迹象。在年轻的德意志帝国与虚幻的奥地利国家这段不幸的联姻中，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以及奥匈帝国最终崩溃的伏笔。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将深入探讨问题的根源。在这里，我只需要说明一点：在我少年时期，我便得出了一些结论，并从未动摇。 随着岁月流逝，我对这些信念愈加深信不疑。这些信念是：奥匈帝国的解体是保卫德国的前提条件；民族感情绝非君主制爱国主义；最重要的是，哈布斯堡王朝注定要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不幸。顺理成章的，我对德意志奥地利故乡产生了强烈的热爱，同时对奥地利这个国家深恶痛绝。 通过在学校学习历史所培养出的这种历史思维，一直伴随着我。世界历史逐渐成为帮助理解当代历史性政治事件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因此，我不是学习政治，而是从政治中汲取教益。正如我在艺术上展现出早熟的革命精神，我在政治上也同样早熟。那时，上奥地利省会有一座剧院。 相对而言，水平尚可，几乎演出所有剧目。我十二岁时观看了威廉·退尔这部戏，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戏剧。几个月后，我观看了罗恩·格林，那是我看过的第一部歌剧，我立刻被他深深吸引。我对拜罗伊特大师充满了无比的敬仰，每次都渴望再次聆听他的歌剧。可以说，这些在小城的简朴演出，为我日后欣赏更高级的作品奠定了基础。然而， 这一切加深了我对父亲为我选择的职业的厌恶。随着少年时代的粗犷与锋芒逐渐消退，这种不满愈发强烈。我愈发坚信自己绝不可能在公务岗位上感到快乐。临茨中学已确认并认可我在绘画上的天赋，我成为画家的决心因此更加坚定。任何咒骂或威胁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我立志成为画家，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我强迫成我为公务员。 唯一的变化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对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将此视为绘画才能的自然延伸，并为自己在艺术领域的拓展而沾沾自喜。我当时未曾料到，这条艺术道路终将夭折。我的职业选择比我所预想到的更早便已确定。在我十三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他当时身体依然健壮。 却因一次中风，毫无痛苦地结束了自己尘世间的旅程。他的离世使我们全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子在事业上有所进展，从而使我免于他本人曾经经历的艰苦磨难。然而，他生前就已经明白，这一愿望似乎已经无法实现。然而，尽管他本人并未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播下了未来的种子。 那是当时我们谁也未曾预料到的未来。起初，外表看起来，父亲去世后，家中的一切仍与往常无异。母亲觉得自己有责任按照父亲的意愿让我继续学业，也就是说，她希望我走公务员的道路。而我本人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成为国家官员。中学所设置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与我的理想相去甚远。 以至于我逐渐对学业越来越不感兴趣。生病突然帮了我一把，短短几周之内，病魔就决定了我的未来，也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家庭内部冲突。我的肺部受到严重损害，医生强烈建议母亲，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从事必须在办公室工作的职业。他命令我至少休学一年，不再去读石科中学。我长期以来暗自渴望。 并不断为之抗争的事情，几乎在一瞬之间成为了现实。由于病魔缠身，母亲同意我离开石科中学，转而进入艺术学院。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在我看来，几乎如同美梦一般。然而，它注定只能是个美好的梦。两年之后，母亲的离世无情地终止了我所有美好的计划。她由于长期饱受病痛的折磨而去世。从一开始。 他的病就几乎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尽管早有预料，他的离世仍然给我以沉重的打击。我尊敬我的父亲，但我更爱我的母亲。贫困与严酷的现实迫使我迅速做出决定。家中微薄的积蓄几乎因母亲的重病而消耗殆尽，我作为孤儿所领取的津贴甚至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自谋生路了。 拎着装满衣物的小提箱，怀着坚韧不拔的决心，我踏上了前往维也纳的旅程。我希望能像父亲五十年前那样，主动把握自己的人生。我立志要成为一名大人物，但绝不会成为一名公务员。